第四十五集，冷淡的收回目光，林和熙在椅子里躺了下来。买东西的四人很快回来，周轩和赵度手中拎着装饮料的袋子，剩下两人则是拖着形状幼稚又可爱的游泳圈，没有看见游虫的身影。林鹏冷着脸，伸手去推闭眼躺在椅子里的林和熙：“虫哥呢？” 林和熙睁开眼睛，从椅子里坐起来，下水去游泳了。林童愣了愣，飞快掩下眼底的郁闷情绪，弯腰捡起被自己丢在脚边的游泳圈，独自朝海边走去，心中顿觉好笑。林和熙朝他的背影看了两眼，才收回目光，转头看见杨卷站在旁边拿饮料喝，林和熙顺口朝他道：“拿一瓶冰可乐给我。”杨卷问。 你要百事还是可口？林和熙道：“哪个更冰就要哪个。”杨卷挑出一瓶百事可乐递给他，林和熙伸手接过去，先打开瓶盖，仰头喝了两口，冰凉的液体顺着食道滑入胃里，体内的燥热感仿佛也跟着平息下来。他松了口气，才将瓶盖拧紧，把整瓶可乐都贴在自己的脸颊上降温。 此时才注意到他脸上的异常，杨卷忍不住凑进去看了看。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微不可见的一顿，林和熙漫不经心的掀高眼皮，被防晒霜的瓶子烫红的。杨卷不明所以，面露茫然。林和熙却是懒洋洋的挑起唇角，不再开口解释了。周轩和赵度很快也去海边找油虫。 剩下杨卷与林和熙两人留守在沙滩上。到下午四点，头顶的太阳终于不再似午后那般毒辣。杨卷转头去找被自己放在躺椅下的游泳圈，林和熙拿起手边的防晒霜丢给他：“喏，涂好防晒再去。”杨卷抬头跟他道谢，倒出防晒霜抹在手臂和腿上，坐在旁边躺椅里旁观片刻。 眼见他涂完手和脚，就不再涂其他地方，林和熙朝他勾勾手指：“你过来，我帮你涂后背。”杨卷忍不住红了红脸，林和熙笑了起来，伸手将他拉到自己身前坐下，对他道：“你自己把衣服掀上去。”杨卷听话地掀起上衣，耳朵也跟着泛起了浅浅的红。林和熙无声地勾了勾唇角，却不敢再笑出声来，只将防晒霜倒在掌心里。 朝他又瘦又薄的背上抹去，口中还道：“啊，你的背很白呀。”杨卷的耳朵愈发红的鲜艳欲滴。林和熙又要勾唇笑，却再度察觉到落在自己脸上存在感极强的视线，有几分厌烦的蹙眉，他停下手上的动作，朝视线的源头看去，看到的却是尤崇那张五官英挺帅气的脸。 对方上身赤裸，胸膛前还在滴水，像是才从海里上来。短暂的正愣过后，林和熙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向下移去。游虫低沉的嗓音没好气地响起：“你往哪里看？”看清对方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，林和熙极快地撤回视线，朝他悻悻一笑，垂眸继续替杨卷涂防晒霜。 油虫那道极具干扰力的视线却始终存在，林和熙再次顿住，抬眼看向他，却见油虫对他投过去的疑问目光视而不见，反倒紧紧拧起眉头，盯着他那只沾满白色乳液的手看。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什么，林和熙沉默地加快手上动作，最后甚至有点草草了事，却不知油虫心中和他想的是两回事。 同样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整件事的源头在于自己太长时间没有疏解。尤崇的关注点并不在对象是林和熙这件事上，且显而易见的是，林和熙当时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样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，林和熙也没能从其中得到好处。此时撇开其他事情不谈，对方的故意作戏虽然让他生气。 但见林和熙那只手在别人的背上摸来摸去，他心中仍是有些不高兴。此时林和熙已经帮杨卷把衣服放下，后者从躺椅边站起来，先是道了声谢，然后又问：“你去吗？”偏头看看遮阳伞外的太阳，林和熙点点头道：“嗯，那我也去吧。”他又补了点防晒霜，将自己擦不到的后背留到最后。 余光掠过油虫那张没什么好脸色的脸，不好意思再叫油虫帮忙。林和熙对杨卷道：“哎，你帮我擦一下后背吧。”立在边上的油虫冷不丁的开口道：“我来。”他接过杨卷手里的防晒霜，在林和熙身后坐下，伸手替他抹背。后者神色惊讶的回头，嗓音很轻的问：“你还敢来？”“我不来。” 落在他背上的力道陡然加重，尤虫轻嗤一声：“让你去欺负别人。”话音落地，对方将防晒霜丢进他怀里，起身淡淡道：“可以了。”林和熙少见的没有立即接话，他还坐在椅子上，手指缓缓摸上被油虫唇吸物的微微发热的右侧耳垂，面上略微出神。对方大概还没有注意到，就在刚才。 油虫在他耳旁低声吐话时，对方的嘴唇似乎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耳垂。林和熙和杨卷抹完防晒霜就走了。油虫回来喝水，又在椅子上坐了片刻。沙滩上的人渐渐多起来。左数过去的第二张躺椅上，有个年轻健壮的陌生男人冲他吹了声口哨。油虫闻声瞥过去。 认出对方是两个小时前撞见林和熙在自己面前胡闹的人。此时，那个男人独自坐在遮阳伞下，他的女朋友并不在身边。牛虫不着痕迹的拧了拧眉，年轻男人却从椅子上起身，赤脚踩着沙子朝他走来，在他身旁大咧咧的坐下。“哎呀，哥们儿，刚刚那个是你男朋友？”牛虫闻言。 面容淡漠的撩起眼皮来，不是，不用不好意思。男人状似熟人的抬手攀上他的肩头。你们做的事情我都看到了。尤崇皱眉打断他：“我说不是。”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对方非但没有露出失望的表情，反而饶有兴致的猜测：“既然不是男朋友，那就是……”不等对方说完。 眼底已经浮起淡淡的不耐，尤崇起身放下饮料要离开，见他不答，已经单方面认定这个猜测结果。男人面上的兴致更加浓郁。哎，我还没有和男人试过，感觉怎么样？对方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指向性，且对林和熙冒犯意味十足。此时尤崇已经站起来，心中却陡然怒意升腾，他转过身来。 居高临下的望向面前的人，眸色冷沉而凌厉，嘴巴放干净点。男人配合的举起双手，笑着向他道歉，心中却觉得好笑。不是说不是男朋友吗？怎么自己随口说上两句，反而还像是对待男朋友那样维护起来了？